这个时候，在这个河对岸远望着这位艺术家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伯克元帅，乐的呀，假牙都掉地板上了。伯克元帅三十岁开始就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精于计划，所以西方面军这种作死一样的部署，他自然会大做一番文章。首先。 伯克元帅决定让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兵分两路突向苏联西方面军的纵深，其中一路由德军第九集团军和第三装甲集群组成，由突出部北面德国东普鲁士出发；另一路由第四集团军和第二装甲集群组成，从布列斯特地区出发，沿着普里皮亚季沼泽向这个突出部的北部边缘前进，也就是机械化兵种。 能这么干，要是腿儿的那得绕死。他们的任务是深入苏联国境纵深二百五十公里处，然后像铁钳一样，将位于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苏联三个集团军彻底围困，以便于战役后期慢慢消化。除此之外，堪称象棋大师的伯克元帅精准地部署了明斯克战役计划。他命令向前推进的部队的一部分。 跟随装甲集群直插明斯克，在对西方面军司令部施压的同时，为了防止被围困的苏军趁包围圈未形成之际逃脱，另一部分要在突出部南北两面分别挺进，目的是位于比亚威斯托克明斯克大道上，离苏德边境一百公里的地点。 这么一来，西方面军的大部分兵力就会被两个用机械化部队编织的大口袋牢牢套住，动弹不得。夺取明斯克对于德军来说，就等于洞开了攻占白俄罗斯全境的大门。可以想象，德国人遇到这样的对手。 那简直是祖坟上长灵芝了啊！这个，所以在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啊，德军竟然还保守的对苏联阵地进行防止反突击的炮火延伸射击。德国人想多了，想复杂了，他们没有想到苏军这个时候都沉睡在温柔乡里，哪来的反突击？全喝高了。 接下来，古德里安大将跟霍特大将从南北两翼发起集群进攻，直接向苏军防线的那个后方做向心突击，就像两把钢刀直插腹地，企图插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然后再收拢这个前口。从地图上看，两个装甲集群一千多辆坦克加几万先头部队，竟然近乎完成了。 对整个苏联西方面军六七十万大军的合围状态非常壮观。按理说，小蛇吞大象有些冒险，但是没关系，谁让咱巴甫洛夫大将同志非常配合呢？啊，有时候都得怀疑这八爷到底是姓蒋还是姓王。然后。 中央集团军群利用边界上的地理优势，在两翼各配置一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跟古德里安和霍特集群密切配合。这一幕真的是跟当年红军搞的演习有惊人的相似。这时候，苏军西方面军前线指挥能力几乎为零，为啥呢？巴普洛夫大将失踪了，这一下就把远在莫斯科的总参谋长朱可夫急坏了，因为从空中侦察。 可以清楚的看到现在的态势，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三个集团军情势非常危险，再不赶紧组织突围，这仨集团军几十万人就只能扮演老鹰捉小鸡当中小鸡的角色，而且鸡妈妈不知道上哪来了，是吧？鸡婆没了，没办法，赶紧找吧。据说是这个后来呀，用搞反间谍监测用的那种大功率电台的手段。 才在十三集团军司令部找到已经慌得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的老八。面对此情此景，这老八已经基本上丧失判断信息的决策能力，而且从前线传来的这个战报也十分混乱。因为各个级别的长官都配有相应处理能力的参谋班子，帮首长去分析，以利于决策。凭你一个集团军指挥部的配置去处理一个方面军指挥部的信息。 当然是天方夜谭，是吧？你二八六电脑，是吧？去做三 D 动画，你不开玩笑吗？更何况很多报告根本就这个传不到这儿来。总指在北京集团军驻地在保定啊，你快递都收不到，更何况是情报。所以现在巴甫洛夫看到的这个战报，有的信息不全，有的互相矛盾，但是所有的战报几乎都提到了一点。 德军太横了，请求增援。谁都能看出来，这时候部队群龙无首，懵登乱下。部队懵，巴普洛夫更懵啊！事实上，有很多靠谱的情报已经传到了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巴普洛夫冷静点在总部坐镇指挥，加上能够接受总参谋部的建议。 把部队有组织后撤，在明斯克附近呈梯次部署，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但是自愿委身于集团军司令部的巴普洛夫当然是没这个机会了。很多重要的情报一直搁置在方面军司令部里，他走的时候也没打招呼，说自个儿上哪儿，所以上级找不着，部下也找不着，就这么一直搁着。等到这些情报送来。 战场情况是瞬息万变，这些过时的情报就只能扔进垃圾箱了，没辙了。巴普洛夫大将是急中生智，当然他生的这个智呢是弱智的智啊，起了一个非智。我手下可是有四个集团军，几十万人，那也不穷。我是苏联英雄，要勇敢击退敌人，跟他们干。于是。 在没有进行任何组织部署的情况下，命令部队反击。巴普洛夫始终对他的部队有一种迷之自信，他认为在突出部的三个集团军装备齐整、士气高昂，只不过之前呢没有统一指令让他们进行反击，能力埋没了。现在终于到了打起精神来的时候了。其实是他自己需要打起精神啊，最好给自个儿俩大耳贴子。但是呢。 他对于任何撤出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建议都嗤之以鼻，尤其他看不上朱可夫。他觉得现在德军是作死，在没有步兵配合的情况下就坦克往前冲，根本没有可能对他的几十万大军进行围歼。有道是“作的紧，死得快”，但这句话呢，在他自己身上实现了。然后苏军华丽丽的反击开始了。 巴普洛夫拿出了全部家当，甚至自信的啊，让驻守明斯克的第十三集团军以及所有的预备队，在他的指令下一路向西。这样的昏招，使得明斯克防守部队就剩两个师了。而且巴普洛夫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时候的德军装甲合围，围的不仅仅是比亚威斯托克，而是纵深四百公里的整个白俄罗斯。 他这一调动啊，基本上是在给德军突出部集群让步。您请，汉斯大叔是吧？明斯克欢迎您，慢点开，前面左拐有桥啊，您当心啊，不要上坡，直行是吧？就给人 GPS 导航。有的这个苏军士兵在行进当中惊讶的发现，为什么德国坦克会出现在自己的侧后方？废话。 人家往东，你往西，可不是人在你后边吗？那人家就像张开一个口袋一样，等着装你。你不往袋子口那边走，你往袋子底儿走，就跟那个孙悟空金角大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你真答应，也答应了，唰就进去了。你不套你，套谁呀？是吧？所以这个死亡口袋有一个名字啊，叫诺沃格鲁多克包围圈。到了六月二十六号。 古德里安、霍特集群实际上已经切入西方面军侧翼，深入苏联领土三百公里。在凯撒林元帅指挥的第二航空队一千多架飞机的掩护下，长途奔袭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面对两个装甲集群的强攻，缺乏重武器的苏军被迫使用集束手榴弹、燃烧瓶抵御德军坦克冲击。两个师面对两个装甲集群。 真是够拼的，但是经过一天苦战，守城苏军基本被打残，被迫撤出明斯克，向第聂伯河方向无限制溃逃。到了六月二十七号，开战仅仅五天，霍特集群跟古德里安集群在明斯克城下胜利会师，几乎每天前进七十公里。至此，苏军的退路被德军完全斩断。 西方面军四十万大军被顺利的装进了这条死亡口袋。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